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五十三集。清晨，太阳尚未升起，问天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。今天是天宫非洲抵达的日子，也是中山一百名弟子出征的日子。 天光朦胧，风吹在人身上还带着些寒意。洛寒随着其他要出征的人一同列阵站在广场上，他们身后是全体中山弟子。偌大的广场上寂静无声，出征的队伍是按名次排的，洛寒名次在八十多，列阵时站在倒数第二排。好在他并不是一个人残，在他后面。 还站着云梦涵和素隐月，相比之下，洛寒竟然还是最靠前的了。云梦涵名次比洛寒还要落后五六位，他站在最后一排在情理之中。稀奇的是，素隐月，他分明不在出征名单里，可还是硬生生插到今日的队伍中。素隐月最终也没有说动自己的姑姑，他并没有被录入名单。 不过没关系，素隐月同时还是林山的大小姐。素隐月眼看和素怡芳撒娇卖吃都没用，林崇玉也一反常态的不再惯着她。素隐月慌了，立刻发传讯符回家，死磨硬泡，就差一哭二闹三上吊了。终于从父母手里拿到林山的一个名额。林山同样要出一百人，素隐月占了林山的名额。 但是两天之内来不及往返，他就索性留在中山，随着中山的队伍一起出发。反正到最后，所有人都要在希尔米海汇合，坐哪条非洲走都没有区别。这正合素隐月的心意，他巴不得跟着林崇玉呢。洛寒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气氛明显不太对，两个情敌站在一起，想也能知道气氛不会太好。 这两天已经传遍了，林崇玉在天照城一掷千金，为自己表妹买下了贺铃兰，还亲自护法帮助素隐月炼化。这是多么感人的表哥表妹故事啊！不过在另一个当事人云梦寒的耳朵里，这种消息就极其刺耳了。洛寒心里不由感叹：他最近到底走了什么运呢？为什么总在吃瓜第一线呢？不过。 云梦涵和素隐月好歹知道场合，并没有在广场上闹起来，而是相互撇开脸，脸色一个塞一个的臭，谁都不想看谁。洛寒偷瞄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意思，他抬头，隔着一排排人影，费力地看向最前方。最前方有两个位置是空的，此次行动的领头林清霄和林崇玉此刻并不在队列中。 承天殿中，林青霄和林重玉并列站在大堂上，正听林显红说话。林显红看着下面林青霄、林重玉二人，感慨万千。他的两个儿子长相、性情完全不同，长子桀骜，次子孤冷。如果不是同样的姓氏，其实很难让人把他们两人联系起来。而此刻，两人站在他面前，都面无表情，锐气逼人。 他们即将奔赴战场，外面已有上万人等待着。林显红心里十分感慨，他低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今日叫你们来，一来是为了出战，二来是有些家事，想告诉你们。”家事，这话十分值得琢磨。天宫的非洲抵达在即，在这种要紧时刻。 有什么家事值得林显红不惜延误战机，特意叫他们进来说的呢？林青霄依然静默着，没有表露出任何好奇或关切。林崇玉惊讶地看了看，问：“父亲，是什么事？”林显红语塞，但是他知道这件事终究要面对，迟不如早，早点将此事说开，才能最大可能的保住他们这个家。 林显红最终逼着自己说：“关于林青霄龙丹的事。”话一出口，林崇玉沉默了。林显红没有再兜圈子，直接说道：“你们母亲当时魔怔，做下这等错事，说起来，也是为父疏忽，没有及时阻止他。事已至此，再追究过去的事也没用。” 当务之急是将龙丹归位。龙丹是龙一身修为的根基，容不得丝毫差错。林青霄虽然用修为弥补了龙丹的差距，但是龙丹离体太久，终究不是个事儿。等你们回来之后，就将龙丹换回去吧。哪里是换？分明是还。然而此刻。 根本没有人注意语言上的细微漏洞。林青霄站立很久，没有应话。他没有想到，竟然是林显红最先说出这件事儿，而且听林显红的意思，林显红打算亲自主持此事。林青霄觉得恍惚，这实在是他想都不会想的事情。他的计划里有强夺，有巧取，唯独没有父母。 他根本不指望他的父母会出面为他主持公道。林青霄有些些微的晃神儿，这应当是那天洛涵和素一芳说的吧？洛涵说服了素一芳，最终由素一芳传达到林显红这里。林显红继续往下说：“我派人去打听可以帮助波丹的灵药，如今已经有了眉目。南陵有一种丹药。” 可以让龙丹暂时离体，不会感到痛，也不会有副作用。重玉体内有两颗龙丹，服用龙丹之后，可以将两颗龙丹一起剥离出来。到时候，林青霄取走自己的龙丹，这桩误会就算解决了。丹药我已托人去买了，中山离南陵有些距离。 算上买单的时间，往返大概要半年。等你们从西尔米海回来，若你们两人都没有受伤，就能准备换丹了。林显红说完后，没有人应声。林青霄避开眼睛，看不清像什么。而林崇玉的心情更加糟糕。说心里话，林崇玉是不太愿意归还龙丹的。 林显红说：“那种丹药没有副作用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呀？而且多了一份龙丹，对修为的助力实在太大了。”以前林崇玉不觉得自己和林清霄的天赋有差别，他觉得只是林清霄修炼时间长，一心修炼不理外事，所以修为才比林崇玉高罢了。如果林崇玉也全力以赴，并不会比林清霄差。 直到林崇玉拿到了林青霄的龙丹，素一芳刚拿着龙丹回来时，当日林崇玉的修为直接被带着冲破一个大阶级。林青霄修习的法术和林崇玉的相悖，林青霄的龙丹在林崇玉体内仅能发挥十分之一的作用，然而仅仅是十分之一，就足以让林崇玉修为暴涨。这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，林崇玉才知道。 原来修炼可以这样快，原来他随手打出来的法术灵力可以这样磅礴，这还仅是十分之一的效果罢了。如果这颗灵丹在林清霄体内，又该有何等的威力呀？林崇玉对这件事的心情非常复杂，他的骄傲不允许他借助别人的力量，但是强大的滋味一旦尝试过就没法放下。 没有感受过之前，他还不会失落。如今林崇玉亲身体会到纯种龙族的天赋有多惊人，又怎么会愿意将龙丹交出去呢？但是形势比人强，林显红说出来的话，便是林崇玉也不能不听。林崇玉应了一声，他不至于当面说不愿意，可是听那干巴巴的语调，真实的态度一目了然。但好歹还是应了。 林显红心生满意，林崇玉虽然桀骜不驯，但是对他这个父亲十分敬服，不枉林显红费心栽培这么多年。林显红看向林清霄。他本来预料林清霄会说些感激、孝顺之类的话，然而没有。林清霄依然平静、冷淡、波澜不惊，仿佛他们谈论的并不是林清霄的事儿。林显红有点失望。 但是林青霄本就是这般孤僻的人，林显红也不指望他什么。龙族追求实力，但是实力不完全等于战力。林青霄这样的性情是无法胜任家主之位的。中山的未来显然要落到林崇玉身上。既然不继承家业，那次子想做什么就随他吧。少言寡语、孤僻冷淡，都无所谓了。林显红细微地停了停。 站起身，长久地注视着两个儿子。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无论什么事，总能商量出解决的法子。你们二人都要平安无事地回来。林显红不在以家主的口吻，而是单纯以父亲的身份对他们两人说话。林崇玉激动地和林显红说着辞别的话。 林青霄没有言语，只是抬手执剑，对林显红轻轻抱拳。林青霄想，似乎事情并没有那么糟。父母虽然偏心，但是只要争取，尚有一线公正可言，未必所有时候都那么糟糕。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林显红说完了龙丹的事情，就带着他们两人往外走。此刻问天门前，万人寂静。 看到林显红和两位公子出来，所有人的精神顿时一振，万众的视线都跟着这三人。林显红的目光缓缓从人群之上扫过，说道：“今日是应天宫之争，前去西尔米海镇压凶兽的日子，出战之人何在？”林显红的声音并不高，但是其中蕴含着法力，高深玄妙，暗含威压。 清晰的落在每一人耳中，上万中山弟子无论修为高低，此刻脸上都露出敬畏之色。站在最前方的队列齐齐应声：“弟子在。”林青霄和林崇玉也执剑抱拳说道：“谨遵天宫之令，臣愿请战。”“请战，好。”林显红说：“为天界分忧，护六界康泰。” 尔等盖世中山的功臣，此去风险重重。今日送君别，来日本座亦在此处等你们平安归来。诸位保重！广场上数万弟子爆发出整齐铿锵的声音：“待君归来，诸位诸位保重！”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